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一十集，部落首领听着露出七色。这个时代，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：孩子失去父母，妻子失去丈夫，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亲人的血与仇。 林青霄皱了皱眉，垂眸看向洛寒。兄妹，洛寒赶紧给林青霄打眼色，示意他不要拆台。猪脑子都知道，不能贸然说出自己来自未来。在这种混乱年代，自曝身份简直是上赶着找死。洛寒随口给自己编了个孤儿身份，顺便给他和林青霄捏了个兄妹人设。他们是什么身份根本不重要，赶紧找到落脚地才重要。 林清霄伤势拖不得了，现在他们一个伤一个弱，还莫名出现在对方部落外，说成兄妹才最合常理。部落首领叹道：“可怜你们了，既然你们无处可去，那不妨先在我们部落住下。等你哥哥伤好了，如果你们愿意留下，那就加入我们部落；如果不愿意，你们也能自由离开。” 我不会拒着你们，你们看怎么样？部落首领愿意接纳他们，委实是大好人。洛寒赶紧道谢，多谢首领，我们愿意。部落首领带他们到一个闲置的木屋，看得出来这里久未住人，门扉和窗沿儿落下一层细细的灰。中古时代的房屋不能抱太大希望，里面的形制非常简朴。院子正北一间木屋左右贯通。 大概有三间大，东西两侧坐落着两间茅棚，一个露天灶台靠在南墙。除此之外就没有了。这里和恢宏的天宫、庄严的中山自然没法比，甚至连中重天一件普通客栈都比不上。但是，相较于其他村民的屋舍，这个院子可以说很不错了。他们两个毕竟是外来人，部落首领对两个来路不明的异乡人都能如此慷慨。 已是非常难得，洛寒和林清霄都没什么可挑剔的。部落首领一边领着他们进门，一边说：“这个院子不算大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里面用具一应都是齐全的。你们兄妹人少，轻省，住在这里应当广够。要说这个屋子唯一的缺点，大概就是地方偏，离周围的人家都有些远。” 在战乱年代，这样的缺点简直是致命的。然而，对于林清宵来说，偏僻并非缺点，反而成了优点。洛寒连忙说道：“不远，这里已经很好了，多谢首领。 <laughs> 你们住得惯就好。”首领看着他们笑了笑。这两个孩子一看就是富养出来的，举手投足处处可见精致。他们身上的衣服配饰更是首领前所未见。 部落首领最开始还担心这两个明显出自名门的孩子会住不习惯，现在他们接受良好，部落首领也松了口气。这时候，林青霄抬手捂了下唇，他一言未发，唯有眉尖皱着。部落首领一下就看出林青霄在忍伤，遇到这种伤员，部落首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，他赶紧招呼说：“行了，别站着了，你哥哥身上有伤。” 快扶他到里面躺下。洛寒应下，扶着林青霄进屋。林青霄慢慢靠在床架上，洛寒扶着他坐在床边。首领坐在凳子上，伸手给林青霄把脉。首领按了一会儿，眉头越皱越紧。你们遇到了魔君？洛寒应是。对，我们不敌，他为我挡了一掌。 <sighs> 幸好你们是龙族，天生底子好。 要是换成别人，这一掌下去早就死了。部落首领说着，拿出一支竹简，用灵力快速在上面刻字。我们和魔族交手频繁，治外伤的药都是现成的。一会儿你跟我去取一趟，回来给他煎药，每日早晚各一顿。内伤的药有些麻烦，可能需要到山里采药。洛寒和林清霄以兄妹相称。 首领把脉后认出来林清霄是龙族，自然而然把洛寒也归为龙族。洛寒没有反驳，细心询问首领煎药要注意的事情。林清霄靠在床上，他看到首领在紫离竹上刻字，欲言又止。紫离竹濒临灭绝，是相当珍贵的炼器材料。仅仅是一节紫离竹加入到剑胚中，剑刃就会变得极其坚韧，弯而不折。 即便被折成直角，也能瞬间弹回。如此珍贵的天材地宝，首领竟然削了这么完整的一块，拿来寄药方。林庆霄都忍不住心疼。首领写完后，洛寒收下药方，郑重的道谢。他亲自送首领出门，顺便跟着首领去取治疗外伤的药材。果然如首领所说，药材都是齐全的。 甚至大家都不用首领配药，自己就知道该拿哪些。久在打仗，基本每个家庭都自学成医。首领给洛寒拿了配套的药材，说：“内伤的药我还要找找，你先把外伤的药煎好，早晚两次喂给你哥哥。这里还有个外敷的方子，不是必须，但是配套使用对他的伤势恢复有好处，你要用吗？”洛寒听到，当然说要。 首领另外取了一副药，说：“一日两次，每天早晚换药。草药放久了会不新鲜，所以我先给你拿五日份的，等用完了你再来找我。”洛寒应是，他听到首领的话，生出一种违和感来。储物袋中时间停滞，要是害怕草药腐烂，放在储物袋中即可。洛寒在仙界还没遇到过腐坏的东西。 首领这样说，莫非他们这里没有储物袋？洛寒眼睛悄悄扫过，目之所及，确实没有发现任何和空间相关的法器。洛寒惊了心，默默把自己的储物袋放到衣袖里面。中古时代的仙界和后世的仙界完全是两个概念了。洛寒不能暴露自己有储物空间，只能抱起五天份的草药，硬着头皮一路抱回来。 等进屋后，他关上门，才把草药收到储物袋里。不穿不知道啊，穿越了后才明白，原来天启纪有那么多方便又好用的法器。仙界一万年是一个纪元，类似凡间的年号。他们从淮阴岛穿越时，正是天启纪元。洛寒走进屋内，发现林青霄不知何时下了床，拿着方才的竹简反复看。洛寒提起心问。 怎么了？药方有问题？不是，林清霄摇头叹道：“这是紫离竹，他们竟然用紫离竹写字。”洛寒默默问：“紫离竹是？”一种珍贵的炼器材料，尤其适合炼剑。林清霄看起来是真的很在意，连话都破天荒变多了。全天界只剩下不到十株紫离竹，每长出一节都是仙界大事。 紫离竹长出竹节后，会由专人小心翼翼将竹节砍下，分给各地，用量精确到丝。但饶是如此，紫离竹的生长速度都越来越慢，恐怕再过几万年就要灭绝了。这么珍贵的材料，他们竟然拿来写字。洛寒明白林青霄的心情，一朝穿越，突然发现他们的一级保护植物竟然遍地都是，甚至和狗尾巴草一个待遇，估计任谁都接受不了。 洛寒把首领那里取来的草药堆在桌子上，说：“你再看看这些，估计这里面珍贵物种更多。”林青霄粗粗扫了一眼，就已经看到好几种灭绝了的传奇神药。这一副药的价值根本不是珍贵，这是无价。林青霄频繁受到冲击，心脏都不太好了。洛寒本来打算给林青霄喂菩提树给他的那些灵药。 现在看来，或许可以省省。中古时代灵气充裕，植被昌盛，被后世视为天才地宝的东西，现在真的只是路边的野草。而且向时多年和魔族交战，对于治疗外伤内伤有独门秘方。用首领的药，或许比用菩提树的更好。菩提树给他的那些留着救急更妥当。 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真正的上古秘方、上古秘药，为什么不用啊？后世大能为了一张残方争得头破血流，而现在小山一样的药材药方就堆在他们眼前，如果有地方看不懂，还能直接去询问药方创始人。这等机缘，传出去不知道要把多少人气吐血啊！然而，穿到中古时代这件事儿有利亦有弊。 洛寒悄悄和林清霄说：“这里好像没有储物袋。”林清霄点头。空间阵法为明武仙尊所创，明武仙尊将吞元手关在西尔米海后，用毕生之能不断改进空间阵法。储物袋、空间戒指等物，都是后人沿袭明武仙尊所著典籍之后，慢慢摸索出来的。明武仙尊出生年月不可考，但他继位之年是史书明文记载的。 他继位时，中古大战已经结束；继位之后又过了十万年，他才关押推元兽，陆续在希尔米海布下大阵，晚年创立空间阵法理论。现在中古战役尚未终结，明武仙尊是否出生都存疑，自然是不会有空间法器的。洛晗哦了一声，他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啊，那岂不是很多法器都不能用？”没错，林清霄叹了一声，这段时间。 尽量不要用储物袋和储物戒指了，里面的东西也能免则免，尽量不用。中古和天启纪元差距很大，甚至连家具形制都不一样。你那些床榻、抱枕、器皿都不能用。洛寒都愣住了，一夜之间，他的生活水准就从精致女孩调回了石器时代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集更精彩哦！